谁不低头的鼠标光标在一诺的后脑勺上晃个不停，弄得角色反复端枪瞄准这个位置。只要一箭点下，这种距离神仙也难躲。给他一枪吓吓他吧，反正是游戏，爆头也不会死。说好的要先一起对付家事，谁不低头也不会做背信弃义的小人，但在这时候却有了这样恶作剧一样的心思。 结果，伊诺没回头，声音却是出来了：“别乱来啊，他们就快到了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谁不低头惊讶？”“从我分析的他们的搜索路线来说，这个时间差不多了。”“我是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我在那个什么？”“啊，你在那个什么？”伊诺的视角转了过来，谁不低头，尴尬万分。 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叶修说的“别乱来”只是战前的一句提醒罢了，结果自己心怀鬼胎，不小心就对号入座了。没什么，集中注意力。谁不低头调整视角，不看一诺，端端的观望前方。注意隐藏。叶修只是交代了一句，也不多问，而且停止了操作，把玩一诺手中的自动手枪。 只是静静的，一动不动的关注着正前方。谁不低头，顿时很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感觉。想想之前嘉世击杀他们二人时的战术配合，谁不低头，心有余悸。职业战队五人成型，战斗力完全就不是用加法来计算的。他们现在只是临时凑团，肯定没有职业战队那种战术配合和默契不说。 而且还缺一人，缺的还是治疗这个无可替代的紧张位置。此时想到要面临的艰难局面，谁不低头？忽然发现自己有些紧张了。他的自信和骄傲，在和职业战队对阵了一场后，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坚强稳固了。你觉得我们有几分胜算啊？谁不低头，忍不住开口问起了叶修。 相当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多。我们哪里人多了？你不会觉得他们会是五人集体行动吧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想他们会采取最效率的做法，所有人分开行动，然后在发现目标后，再召集大家集合，充分准备以后一击解决。嗯，谁不低头无法反驳？叶修说的着实有道理。 所以会路过这里的应该不会是整队，大概是一人或者两人，但是其他人肯定也不会距离这里太远，他们相互之间呼应不会是随意的，而是有设计的。所以即使我们人多，也千万不要大意，也许错失掉一次机会，就要面对他们全队了。如果面对全队会怎样？你俩掩护一下，让我们有袜子的先跑，怎么样？ 谁不低头的鼠标光标顿时又晃到伊诺的脑袋上去了，这次不是后脑，是面对面正对脑门。其实你冷静想一想，重要的不是你或是我，重要的是袜子。保留住袜子，我们就还能占据主动。所以让你们掩护我们脱身是绝对明智的选择。你总不能幻想着让我们把自己的袜子交给你俩，再壮烈牺牲掩护你俩撤退吧？ 好吧，谁不低头的枪放下来了？他承认叶修说的确实在理。好了，不要再聊了，对方随时可能过来，声音会让门暴露。你要是在的话，就发消息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安静继续着，而这一次，他们终于等到了他们一直期待的——一名机械师和一个牧师。 快步踏进了这片区域，正是肖时钦和张嘉欣二人的角色。两个角色时不时东张西望着，自然是观察着周围一些掩体的背后。而这一刻，谁不低头？对这个伊诺，着实有点佩服。他推断的对方来向完全正确，而布置的藏身处也绝对合适。这两人只是这样走马观花般的随意看看的话。 是肯定不会发现他们的。很显然，肖时钦和张家兴是在找人，并没有想到对方会精心躲避起来。此时此刻，二人正一步一步踏入叶修早已经设计好的陷阱。谁不低头，早已经端起了枪，鼠标略微一动，就可以按照计划发动攻击了。结果就在这时。 那机械师的移动突然停了一下，视角很准确的就朝这边转了过来。动手！叶修连忙说道。肖时钦未必已经发现，但是他的战术直觉实在太敏锐了，视角朝这边的一瞥，可能只是他这种敏锐影响下下意识的一个举动，可这个举动已经足以让他发现叶修他们的埋伏，所以叶修也是当机立断。 没有再躲躲藏藏，让谁不低头？提前就发动了攻击。枪声打破了沉寂，但谁不低头一直精准的数着什么时候开始攻击。这突出其来的变化，虽然有叶修提醒，他还是迟钝了半拍。他这一记巴雷特狙击没有取得预想到的效果，肖时钦的机械师就地一滚躲开了，砰。 紧跟着他之后的是莫敢回首那边的一枪，伴随着枪响，两人已经飞身而出，火力交叉突袭二人。哎，怎么又是你们？肖时钦的语调听起来颇有些无奈。至于张嘉欣，无奈的已经有些暴躁了。喂，没完没了了你们！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根本不打枪，只是狂攻。真以为我们两个就奈何不了你们了吗？ 张家兴一个牧师，此时斗志高昂的，好像是最犀利的战斗职业一般，颇有要冲在最前的架势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此时却都在感慨那个叫伊诺的家伙好算计。明明四人在阵，却偏偏不一起冲出，而是先让他们两个先一步联手出击，给对方造成又是他二人在找事儿的错觉，然后他们两位再伺机而动。 来个出其不意，这显然比起四人一拥而上的威胁要大得多。两人现在根本不用想太多，就照他们二人平时习惯的战斗方式去和对手交锋即可。伊诺他们出手的时机，他们自己会去掌握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心中有底儿，而且看到对方只有两人，打得极其自信奔放。 张家兴一开始还像个战斗职业似的，颇有要把他的墓室冲上火线的架势，结果被一波吉利就给打了缩了回来，嘴里骂着这俩丫头还真狠，一边乖乖做起了辅助战斗的职责。他要辅助的人当然就是肖时钦了。肖时钦的机械师现在肩负着和两个神枪手对攻的重任。 却好像失去了冷静一般，直朝着二人之中的莫敢回首就扑了过去。只有水平够高的人才会懂得，肖时钦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举动和莫敢回首拉近，与谁不低头拉远，这是破坏两人夹击配合的一种手段。不过，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这对双枪组合的默契确实非同一般。这一手看起来没起太大用。 二人的火力压制依然紧凑，但是萧时钦此时是铁了心的要一冲到底，因为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牧师，他承担得起一些伤害。简单高效，萧时钦的机械师利用了几个技能，飞快冲至了木杆回首身边。两个枪手系职业赫然是进入了近战肉搏的局面，这种程度下。 双枪的配合模式肯定是打不成了，于是谁不低头，索性枪头一转，留下了莫不回首与肖时钦单挑，而他则把火力对准了张家兴的牧师。张家兴的牧师现在是处于一种落单状态，不假，但牧师也不是落单就会挨打，更何况是他这级别的职业选手，要和对方对攻是要逊一些。 但是，一定的自保能力也是每个治疗选手的必修课。一看谁不低头，居然打起了自己的主意。张嘉兴一声冷笑，觉着这丫头也忒不知天高地厚了。难道她以为她可以瞬间就把自己击杀，然后再去从容的联手对付肖时钦吗？看来我不得不让你见识一下牧师的战斗力了。张嘉兴高声说着。 操纵的牧师已经扬起了法杖，跟着就听一声爆炸的轰鸣，视角抖动那叫一个剧烈。张嘉欣知道自己是被偷袭，可是谁不低头就在自己正前方？这是哪来的攻击呢？连忙稳住角色的张嘉欣，跟着就听到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：“治疗可以有杀手的意识，但是杀手意识太浓的治疗不会是一个好治疗。” 张家兴回头，不是角色转视角，而是他真人回了个头。身后没有人，而他也瞬间反应过来，叶秋早已经不在队。这当然不可能再是他啰里啰嗦的在自己身后说教。等他再转头回来，角色的视角已经晃得更厉害了。这一回头的功夫，他遭受到了更加强烈的猛攻。 连忙操作稳住的空隙中，张嘉欣找到了偷袭他的人——伊诺，机械师伊诺，叶秋的马甲。果然是他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啊张嘉欣正在叫着，这一次他的角色却直接飞了出去。在这里的不只是伊诺，还有雨来了，流氓雨来了，早已经冲到了他身边，正撕住他狂扁。 肖时钦这时早已经注意到新发的状况，而他第一时间做出的决策，居然不是过来救援，而是一个技能逼开莫敢回首后，飞枪跳向了反方向。看这一图，竟然是准备丢下张家欣独自逃命。谁想这么一个在谁不低头等人看来很意外的举动，却也没逃出叶修的意料。他的一诺早已经抢前一步拦下，哼，两个人一起。 叶修笑道：“我断言，你们队伍的袜子全在你们俩身上。”